湘西学院，很长的一个是吗？嗯，也是，嗯。 ฝั่งแม่น้ำที่ยาวที่สุดเนาะเรายืนอยู่ในฝั่งแม่น้ำ เราไม่จะจะโจรลงไปในแม่น้ำเราก็ไม่ไหลไปตามน้ำการมีสติก็คือการที่เรายืนอยู่บนฝั่งมองดู อะไรผ่านมาผ่านไปเจอเรือผ่านไปก็ดีเศษเศษใบไม้ผ่านไปก็ดีท่อนไม้ผ่านไปก็ดี เราไม่เป็นตระโจนกับเขานี่คือผู้ที่มีสติจะยืนอยู่บนฝั่ง หรือแม้หลงไปถลำลงไปในน้ำแล้วก็ขึ้นมาได้เนี่ย 固定在地，叫做什嗯。呢？就说你这个念头啊，每天是不停的，对吗？嗯，就像那个小溪水一样不停的在流流流，哗哗哗，哗哗哗的流，肯定是这样的。这七天大家都看到这一点了，对吗？都发现自己的念头是不停的、不断的，哗哗哗的像溪水一样在流，对吗？ ือว่า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ไปยืนบนฝั่ง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อที่ผ่านมาผ่านไป หรือแม้แต่ท่อนไม้หรือเป็นหมาเน่าก็ลอยผ่านไปเราไม่ไปคุกกับเขาไม่ไปต้องไปกับในแม่น้ำของเขาเนี่ยคือผู้ที่มีสติ是不是形容一下说，就像我们站在嗯这个长江旁边，那么不管是这个长江上面的船呢，怎么开过来开过去啊， 或者说，长江上有什么漂流物飘过来、飘过去，那么我们有觉性的话，我们这个船开过来、开过去，啊，对我们是没什么意义的。啊，那或者，我们在思考的时候，那我们要从心、从心来想，心在在知，心在在定，那在在了解อะไร，那在在观察心，我们观察心，就，啊，我们从心生出来的不同吧。 ให้มาเล่าสู่กันฟัง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ว่านะ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ปฏิบัติของเราจะได้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ต่อเพื่อนด้วยนะไม่เอาความคิดมาถามให้เอา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มา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ให้เพื่อนฟังหรือมาถามกัน明白王解决吗？明白。嗯，刚才就是说，嗯，现在是心得分享，啊，就是把这呃七天大家用功的情况啊，向师傅向大家。 报告，让大家一起分享你心得。嗯，那么至于啊一些嗯书上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啊其他的问题，那么我们结束以后再慢慢聊。 可能就永远也没有那个见面的机会。现在刚才我通过七年的研究啊，就是谈一点点那看法，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那个那位他说那个天龙八部，那那那位他说那个五招胜九招，然后师傅解释解释一下，就是然后我们每个人。 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解释，当然每个人应该和那他他自己心里面的意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加了一个那个火进去，然后师傅师傅的解释，我我我感觉和也不和我根本不是不是一回事，我就我们每个人我感觉我我我发现我们大家都是一种我，等比如个我在里面看这个问题。 然后刚才刚才那个他说我那那一段挂，然后那那位师姐她说她在在那个那个前面，然后这个三姨他说他已经是背板，感觉他是一种我他他我不知道他他不知道在哪地方，我感觉有种感觉，然后印刷，他推荐给这个禅师，但是这个方刷我也看过，就他说我呀好像我推荐给大家我不知道多少。 是说很多一种那种那种油什么的，通过这个长久，原来有个很很多东西，有个那个，压在心里，它涌出来的时候总感觉感觉像样的涌出来，很久，可能有几年了，一种，压，力压在心里，通过这时间的长久，通过那个他们长我的开始他说蛮好的蛮坏的，他你都。 他人，你要知道他，知道就好了。然后不断的，如果不断的，练，然后就感觉了。别人不是贵的，然后不是说通过几天的谈判，最后最后就谈了店，店了，上铺练了，上去回家练，练了，从初次见面，头三天的时候，然后这这位师傅和严凤老师，我抓着，我昨天那个修饰模大，结果给我那个。 一下，然后说现在术练的话，到就是有点那个休，生活上的。后来，其他正常的练，练到们的感觉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动的点，根本就感觉不到，一直就感觉不到。后来练了很久，就是没没有那种动的感觉，就是知道动的时候其实很，很前几个动作的那个动，啊，就是后，后来慢慢慢慢的我就。 因为对那个理解，他那手部动作理解是很清晰。他那个，他十四个洞，他那个一天时候就说要十四个洞。我以为他这个是个基，必须做到十四个洞的基础上，然后再再再做其他的。我就是想拿十四个洞下手。后来听他那个那个解释，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好像是不不一定要做到十四个十四个洞的。后来我一直练一直练，后来。 经过了很多那个弯道和曲折，就是直到直到今天早上最后一堂课，才基本上才找到那个洞和题的那个题，本上还没找到，就是知道洞。我就想那个，保证这个手工来完成那个，就是我们做本进行的东西。 这样的，就是我那里面查。就是说的在。 对照在里面有个参照，就说自己知道是走的这条路是，对的这个，因为我直到现在还没感觉到那个挺直，只是感觉到动，感觉平，哎，我就想那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明天就要那个走了嘛，走了以后我们回家要继续，修行这个方法，就说修行方法的话，我们在自己修的时候，同样会遇到那种很多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那种病，因为我们的决心可很那个不是那么。 他们高就是说，修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那种问题，自自己不知道，就是自己可能有一种我的观念在里面，就是以为是对的，就这样接着修那因为我是上一期动，物也修了，那个到到现在还是修，回家修的，修修修成四模他那个自己以为是对的，就一直往下修，修了后来现在，不过因为我们回家没有这种机会，没有那个老师这种指导就是。 到楼修的时候，自己以为是正确的，是不是？到楼别下自己修，就是他们的这个板板块的对准。就是我想请那个法师，为了说一下那个一个一些基本的、基本的那个会报，那种那种东西。就像我们修的时候，从最就是挂，就是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没有走弯。路。我看那个到是说一下这个手部动作和进行最基本的那个东西。 บางทีก็นั่งก็แต่ยังส่งเสริมนั่ก็ปักทีนี้ก็ปัก่ตอนหน้านี้ติดมาตั้งแต่คอสที่แล้วที่ไปร่วมท่องตู้เขาปฏิบัติมาตั้งแต่เมื่อต้นปีจนถึงตอนนี้คุึปีแล้วติดสมถะตลอดเลยไม่มีใครบอกเขาเข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ได้ทำว่าเนี่ยเดี๋ยวจะพูดเข้า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เขาปฏิบัติดีถ้าเขา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ผิดอีกทำยังไง อยากให้่าอาจารย์ได้นำนิ่งใหม่ที่เป็นธรรมที่มาวัดว่าตัวเองถูกหรือผิดการการวัดคล้ว่าเป็นเครื่องที่วัดว่าตัวเองถูกหรือผิดก็จบก่อนหน้านี้เขาเป็นข้อคอดสที่บองต้น แล้วก็จนถึงวันนี้ติดสมาธิมาตอนนั้นก็ไม่มีใครบอกว่าเขาผิดมาถึงตรงนี้ เขาถึงรู้ว่าเขาติดสมาธิมาครึ่งปีแล้ว เขาก็เป็นห่วงาเดียวกับบ่าเขาติดอะไรอีก จะทำยังไงดังนั้นจะมีอะไรที่ทำให้เขาไม่ ให้อาจารย์แนะนำห้เป็นเขาจะได้ไม่นอกเส้นนอกทางก็ไม่ต้องเสียใจนะติดสมาธิมาครึ่งปีนะหลวงพ่อเขียนบอกท่านติดสมาธิมาสิบเจ็ดปี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บางรูปติดมายี่สิบสามสิบปีนะ是是说 嗯，你之前修成的生活，它嗯，只是一段短短短的时间，嗯嗯，老和尚曾经告诉过大家，他修成了二十年，在生活塔里面打转了二十年，最后才碰到了呃这个洞中禅，在呃走到了真正的正确的路上，嗯，所以不用去担心。啊。 ลาเรา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เราก็ใช้ชีวิตปกตินะีมี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หมือนที่เรา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ปกติคล้ายๆคนทั่วไป แล้วก็พยายามตามรู้สึกตัวให้ได้ อาจจะไม่ทุกครั้งก็ไม่ไรให้มันได้มากที่สุด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าดหวังไม่ต้องไปตีเรียกว่าเราต้องรู้ทุกครั้งที่เคลื่อนรู้สึกตัวทำให้บ่อยๆแต่ไม่ต้องว่าต้องเอาแบบทุกขณะนะ我不一定要十四个动作都清清楚楚，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也不一定要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晚上闭上眼睛，每一个动作都进进出出。我们只是轻松的、自然的、尽量的去觉知，能觉知多少算多少。啊。那哪边，我只话，呃，他比如你他妈他，然后可以自己讲，我，我讲，今天我们，比如说，开开窗内，就仿那边，开开窗，开开窗，你那格度，然后，望过来，到内，进来。啊。那么还是要。 时时刻刻的觉知，啊，觉知，尽量觉知，说，嗯，自己是，啊太紧张了，啊，还是太放逸了？就像那天带您师傅带您站在那个门槛上，啊，让你仔细的看，你是太紧张了，太紧绷了，还是你完全已经把让自己放纵自己放逸自己，根本没有在觉知？那么重要的就是觉知，轻松的觉知。

轻松的、正常的一个状态下去觉知，记住这三个词呢：自然的、轻松的、正常的一个状态下去觉知你的身和心，一定不会错。嗯，好吗？我就说如果就是我们修行的话，如果觉醒圆满的话。 也是那个无双，圣无双，因为我们在在座的应该都是同一个生命，而不是这么多生命。我在各位虽然是不惨的，我在各位在以后的修行路上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好。谢谢。 相当于是从心理上经历了一场死亡吧。我是一个嗯，很多抑郁的一个人，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出来就是抱着要找到一个生命，找到真理的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我是一个傀儡，我必须要找到我的生命才回去。但这一次呢，我出来，我爸爸来接我，呃，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东西，找到了，在我的心里，我得我找到了最高的吧。 找到了通向生命真理的呃那个条路，呃，打开生命大门的那个钥匙。当我回到家里，或者说回到学校，嗯，不管在任何情境，我想觉知而不跟随，它就是打开生命各种情境的这把钥匙，一把万能的钥匙。嗯，就是掉掉入那那个地里去，进去。 我非常非常的希望把我所学到的东西介绍给更多的同修朋友和我身边的同学以及我生活中的友。嗯，然后呢，我就是，呃，长老也说了，让我们好好珍惜这个机会，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经常想啊，呃，确实很不可思议，一个法要出世，就是听，呃，长老讲这个法是怎么来的，然后说。 我要来到这里，我要看多少书？这个书要到达我这里有多难？然后之前这个书要写出来又要得，之前要经过多少人？所以说，呃，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到今年这生生命太神奇了，就是，呃，利益上，呃，所以说我对梦中禅的这个信息是绝对。 就是坚定不移的，我生活我，我对我都觉得是，嗯，充满了信心。然后不管，嗯，我觉得不管在我面前看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所谓的一个障碍，我都有无比的信心去走。哎，经常我很希望找一个，因为我对学习实在是太厌倦，觉得它没有任何意义了。 <laughs> 因为我真的是有一个朋友说，人心死，道心生。 我觉得就是这样。我我在我觉得我已经死过去之后，我找到了佛法，找到呃，来到了这个真真理的面前，我觉得太幸运了。所以说，嗯，尽管如此，有大部分人在呼唤我，要让我回去。嗯，但我想，生活也是修行，终中禅就是就是这把万能钥匙。我所以说，即使回去，就是想到那句话。 那个长老也说过，就是烦恼即菩提。如果说我一个人躲起来，那，哎，我失去那么多面对烦恼的机会，面对嗯考验我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嗯，就是，就是说，嗯，那也许我回去还是更好的选择。 状态，我非常希望，而且我觉得我会努力的去做。我要把这种禅修，这今天的状态，放到我以后的生活中去。我要每天坚持早起。 <laughs> 啊，昨天晚上都讲了，对了，我们，最近去结识ใหม่แล้ว。ยิ่งเรามาเจอจิตใหม่ตั้งแต่อายุขนาดนี้ต่อไปจิตที่เราก็จะ 就说你这么年轻，就找到了真正的生命。这是更不可思议的，这是你的福报。 泰国的，嗯，老和尚，还有两位法师，还有你老师，你，他们，他们不原谅你，把这么，这么正确的佛法正法带给我们，非常的感动。 组织这次各种参禅修的，呃，研研修，嗯，实修，还有嗯那位研修，呃，还有我们为这次各种参做出所有工作的，嗯，工人和师傅们，他们对我们的生活照顾的这么的周到，简直是产生感恩非常周到，什么华东水呀。 小宝贝这样啊，什么从大的到小的都考虑的这么周到，呃，就是我们这次法源殊胜嘛。然后那个谈我这个对各种谈这个法门，我呢也是多年来一直在找寻找一条修行的路，就苦找一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自从有。 禅修介绍，我看这个网上有共中禅的话，我看到了，然后我知道，知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赶快报名来参加禅修。来到这里参加禅修，通过长老的开示， <coughs> 每天的开示，还有下午的这个提问，大家提问问题，想看的时候提问问题，长老。 和法师的回答，然后让我对这个法门的理解更加越来越觉得是是我多年来要寻找的目标，也是我人生的目标。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路。然后我对六祖禅非常的有信心。然后我对于我自己。 也非常的重，咱们拉卡然后我，然后我就，反正我心里好像很着急的，可能也是有一种紧张在里面。然后，嗯，在修行当中，我在紧的，可能是控制的自己比较多。就是比方说，人家睡觉，我晚点睡嘛，也许十点、十一点。 啊，中午反正困也不收拾，反正尽量的就那样的啊，就是走路呀，什么洗脸呀，什么硬是在那儿提醒自己控制自己，然后给自己默念觉知当下。怎么知道？我就得有点紧张。可能紧张了，反正也许因为紧张，不过我好像好像这几天啥也没干。哦，好像没有。 还是妄念比较，妄念比较多，妄念多的时候吧，就是比过去好就好在，不至于太纠缠自己啊，这妄念知道多，但是还不至于纠缠在里面了，就是产生烦恼麻烦啊，不不至于这样。但是就是这个妄念多嘛，就和动作同时存在嘛，感觉到自己挺恨那个不争气。 就这样，然后就是可能早太着急，可能太紧张了。还有就是，你看，我想，在这个禅，我们在在这里禅修，我还这样，那我回到生活当中，大概就修行的质量就更谈不上了。所以我。 非常的常。所以还有一点就是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啊，就是说日子不知道还有多长啊，无常到来的，这也说不定啊，是哪一天哪一时啊。所以呢，想到这里呢，我我一定要好好修行，我一定要在当生解决呃生死轮回，嗯，当生嗯达到灭度。 非常清嗯，每天的体验给大家讲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六天。 thời gian tôi. 我后来就。 ราจะมีการดับทุกข์เป็นเป้าหมายเราก็พยายามเดินเรื่อยๆเป็นแต่ไม่ต้องเดินแบบเร่งมาก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เราจะเดินไปตลาดใช่ไหมถ้าเราเดินเร่งมากบางทีสะดุดก้อนหินหรือข้ามถนนโดนรถชนได้เนี่ยมันไม่ค่อยดีเดินไปเรื่อยๆสบายๆใน一个佛教徒佛弟子应该都有同样的心愿，是想内苦，是想嗯在这一生嗯能够尽量 做到，嗯，那么，嗯，这个只是一个心愿，只是一个愿望，那么不能说每天把这个事情挂在心里，那么如果把这个事情挂在心里，嗯，去，嗯，马路上过马路的时候就会被车撞到了，啊。 心和大家是一样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浪费时间了。我，这一次，呃，我是第一次参加正宗禅禅修的学员。嗯，我的感觉是，就是头几天我还没上路，确实。 感觉手部动作挺无聊、挺烦躁的，想赶快结束这个晨练，想回家。嗯，每天的练习也就是大概一回例行公事，但是最后这几天，嗯，我慢慢的，嗯，好像进入状态当中了。我非常遗憾的是。 冬冬产品秀这就要结束了，我想再延长几天。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也许会到泰国去了。我有这种个问题，嗯，那一天闭着眼睛不使不动作，做了整整一天。 我的感觉很好，就是感觉吧，非常的，动作非常的真切，非常的清晰，历历在目。这是闭着眼睛的感受。然后，嗯，在师傅的要求下，我把眼睛睁开了。但是睁开眼睛的感受呢，就不是这样了。我感觉这个动作，嗯，模糊了许多，好像也迟钝了。 而且我感觉好像手不是自己的似的，也就是说，我嗯闭着眼睛做动作，要比睁开眼睛做动作感觉要好得多。 睁开眼睛这种感受，因为有一有着一种这个对比嘛，和闭着眼睛的状态有一种对比嘛，所以我感觉不太好，就感觉有点焦虑。当然，我也知道我不该焦虑。嗯，我想这这一点呢，请师傅给我指导一下。 对，嗯，因为我睁开眼睛做动作，这个感受不是嗯那么的清晰，嗯，有点模糊。我我睁开眼睛做动作的感受有点模糊，感觉有点迟钝，好像是手不是自己的了。 所以就感觉没那么好了，就有点就是有点焦虑了。在做的时候，嗯，要看到你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你现在想要得到什么？你知道吗？嗯，我想要得到。 状态呢，就是跟闭上眼睛的感受那么真切，那么清晰。我们想要那种感觉。我อยากได้ตอนเวลาหลับตาสบาแบบนั้นก็คือเร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พาทำความไม่อยากพาเลิกนะมัน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ยกว่าเป็นธรรมซึ้งเป็นเปต้องพึ้งต้องพึ้งสิ่งอื่นอยู่ ต้องมาใส่ว่าต้องได้สิ่งนี้มาถึง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ต้องได้สิ่งนี้มาถึงจะพอใจ อันนั้นยังไม่ใช่สิ่งที่มันดีที่สุดแต่ถ้าสิ่งที่ดีที่สุดคือว่าเราทำ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ไปสบายๆมันจะได้อะไร แล้วก็รู้สิ่งนั้นไป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เราก็รู้สิ่งนั้นตอนนี้เราจะสนุ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รียกว่าไม่เรียกว่าไม่เลือกไม่เลือกที่รักมักที่ชังจะชูโรโน 不喜欢，嗯，你还是执着那个，嗯，好的那种舒服那种静，嗯，那么真正的最好的是没有喜欢和没有不喜欢，所以刚才是不是用老和尚的话说，你就老老实实的觉知，不要有喜欢和不喜欢，就对了。还是要睁开眼睛，还是眼睛是不对的。 就是感觉不清晰，就这样吧，慢慢做下去，老老实实练下去就行了。那个粉粉色的一个如一一个对的。嗯，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你会知道的越来越多。嗯，好，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师傅说，当我们看到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念头有所谓的好的和不好的吗？ 我们平时，嗯，都人呀，都不由自主的跟着念头走，都被念头卷进去了。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念头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去执着这个好的和不好的了吧？或许我想，就是看到念头了，也或许还会去执着所谓好的呀。 <laughs> ไม่ควรไปยึดอะไรดีอะไรไม่ดี แต่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ของเขาก็มีทั้งดีทั้งไม่ดี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ที่ดีก็ควรจะยึดไว้ก่อนไม่ใช่หรอคะก็เหมือนตอกแต่วันแรกนที่เรา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ร้อนมากเลยนะ ร้อนมากเราก็อยากจะอาบน้ำยากจะอยู่ในที่เย็นๆสบายๆไม่อยาก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เลยมันก็ได้นะ แต่เราก็เรียกว่า 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อะไรแล้วก็อาบน้ำทั้งวันแบบนี้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การไม่ได้งานเนาะนี่คื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อยากจะแช่กับน้ำทั้งวัน刚来的那几天，就像我们刚来的前两天，对吧？第一天和第二天天气非常的热，天气非常的热，可能大家都有同样的想法，师傅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们都去洗澡，一天洗三次、四次、五次， 恨不得让自己泡在水里面，是不是？那天我觉得是，不是我要去游泳了。我我要去游泳， <laughs> 因为天气太热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那种舒服、那种清凉。啊！但是发现一天洗了三次，我第一天来洗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不是吗？还是那么热，洗完了回到山上来还是那么热，还是一身的汗，对吗？啊，好听。 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ราก็สามารถเอามาใช้ได้ แต่ต้องให้มีสติก่อนนะบางทีทุก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ดีๆบางทีก็แจ้งได้ทั้งหมดเนาะแต่ถ้าเรามีสติคอยกันกองแล้วก็จะรู้กาละรู้เหตุผลและควรจะ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ตอนไหนอย่างไรเมื่อไหร่นะ这个刚才你说的念头有好的坏的，啊，不管好的坏，不管是好的坏的，啊，这个不要去执着。我们应该做的是有决心， 只有你决心好，你才知道你什么该想，什么不该想。มีนัก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ใ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บางคนพอปฏิบัติทำไป แล้ว ได้อารมณ์รู้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ความสบาย แต่จะไป บอกลูกบอกหลานทั้งๆทที่ตอนแรกตั้งใจ จะ มาปฏิบัติธรรม15วันนะพอ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ด้สามมา แล้ว รู้ สึก 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บอกคนอื่นรีบมาลา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วก็รีบไปบ้านเนี่ยความคิดหลอกพาไป 那在泰国有的居士本来要嗯进去嗯修十五天，进去寺院修十五天，但是第三天突然出现了一些法喜，或者出现了一些好的状态，就马上来跟师父呃告别说，我已经很棒了，我已经有法喜，了，我要赶紧去告诉我的朋友和我的亲人，然后就这样回去了，回到家里法喜不见。 <laughs> 本来是要修十五天，你看才修三天就回家了。什么带他回家的呢？就是念头。所以决心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好的念头还是坏的念头，都暂时放下。只要你有决心，你才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应该想什么，不应该想什么。好，OK。感激的话，感激的话就现在不严重。我这次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法会哈，也是动动他的，包括哈，是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以前从来没参加过类类似的晚会，那而且这次是带着带着来试探的哈，看一下的，那个哈，没有大家这么好，可能没有大家这么执着，心，要要得到什么哈，那个心态，那么哈，下来七天下来哈，感觉好像大部分时间哈是在昏沉和妄念，啊是啊，好像也没得到什么哈，但是这个细想哈。 还是有些有些改变，这其中一个哈是心，第一个哈确实心要静一些，要凉一些哈，这是这是啊一个不易觉察到的哈。第二个哈就是其实打妄念的时候，就是想事情的时候要想得很清晰些，就是原来是很多妄念跟那的，现在很多过滤掉了，只是说自己喜欢的，可能就继续想下去，者怎么样哈。 这个是也是一个哈，应该是对以后对工作效率对什么哈有帮助，的，就是说没有没有脱离出来那个方面，但是哈那个把不好的方面或者那个那那那杂的方面哈过滤到过滤了一部分，所以说哈感觉那个比较好。第三个哈感觉哈，就是这个也之后感觉到的哈，就是昨天或者那个哈不是一直提庆鱼鲫鱼吗？ 啊，结果我看到是组织的哈， <laughs> 那个说哈，啊带头经常啊，自己做的不好啊，这是实际上是我们的组织的这个政府去啊，探讨嘛， <laughs> 我往是带带头来来那个讲啊，当时心里就一烦或者怎么样哈，很想去，如果是以前哈，就可能要失去很长时间。啊，这个不知不觉中就是一种关照哈，就是一看，哎呀，好像是看你这个念头都发是怎么样哈。 马上就哈转变了啊，好像自己现在情，你只管好自己，像像马和尚说的哈，就自己来吧，把自己修好。昨天是很明显的哈，昨天下午大家感觉到哈，乱糟糟的说话呀怎么样哈，他当时的心心里面有一些那个哈，他今天上午也是，啊，现在有钱哈，以前是不会这样，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甚至还要。 还要上去哈，要要支责一种，这个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一种改变哈，这是我觉得哈。好，另外一个我想谈一下我的体会哈，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哈，觉得这个比较好啊，怎么样啊？可能要去去给朋友分享，去推荐，还甚至以后肯定还要办类似的。 那么我也从我的体面谈一下哦，啊，对以后的哈，大家佛法呀去介绍啊，可能有点帮助的。哎，我是走了很多弯路哈，今年四十一岁哈，走了很多弯路，觉得，结果自己哈去看佛法书哈，慢慢觉得这个佛法好，就哈他学的就是学的那个庙里面一般是净土啊，净土五经哈，那个就念阿弥陀佛、拜佛啊，看经书。 好，那我一下子，我觉得一个哈反应就是，啊，心态平和了，事情看得开了，包容性强了，而且还有一个哈反应就是，我的鼻子哈鼻炎十几年了哈，治不好了，没管它了哈，本然好了哈，不知不觉好了。这啊，不是不是，就是说学那个佛，学那个念阿弥陀佛啊，我都觉得这个非常好，所以说坚定了信心，而且我把我的感觉哈，我的经历就写了一篇文章。 哎，这个就是发给说发就是发给向大家分享一下哈，让大家来哈，来想希望大家来学习国宝。有位师兄看到了之后哈，就批评我，他说你这个是着相，是在门外是犯法。呀，我就起了这种哈，这种心思哈，我就是说想他们究竟。所以呢，那个师兄就建议我来学一下动盘怎么样哈，我就抱着这个心态来的，所以来只是说试一下。 啊，那么司马觉得因为感觉哈，觉得还是有很明显，一直带着个带着一种机会试探，所以信心不坚定，所以这是可能影响效果的一个方面。啊，本来我是打算哈，就是说把这个当成哈，回去后当成一个辅助的，就是还是以练功为主。但是今天中午的时候，那个定松法师哈，给我一开刀，就是这位定松法师哈。 对那个非常出学的学佛法学的非常好啊！这位这位这位，啊，他 <laughs> 一拍始哈，他说这个佛法非常好，非的非常好么办？哈，哎，就是刚才他说的哈，一下子我的信心就增强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呀？哈，我就是分析哈，大家要去给朋友介绍，为什么同样的同样的哈，给我讲同样的话。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差别啊，就是人的个人的修行问题。打个比方说，那位师兄哈，这个不要黑意哈，那位师兄我觉得他哈谈法谈得很好哈，讲得很好，但是哈行为上哈，我觉得不像个修行人，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啊，这个这个不好的哈，我我不能接受的哈，就是像社会上那些有些社会习气哈，出去吃饭还要多点几个菜，然后吃。 我觉得这个显示牌哈，是不了，本来两个人两个太够了，还要写四个哈。打个比方说，反正哈，是吧？显显示那个哈，吃不了，爆掉怎么样？我都觉得这个哈很不能接受。不管把讲的怎么样好，你行为上不像一个修行人，你对这个行为讲的再不好，那么好，他就对你这个法哈，对什么好，就产生信，产生哈不信任了。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哈。那么这个精松哈，就是这位，你看。 修行也修行的好，在这里敲钟哈，敲的非常准时，是吧？而且讲哈，讲的也有道理，一下子哈，他讲了哈，他说这个法好，怎么样哈？我就一下子非常兴奋。这是我讲这个道理就是讲哈，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法好，要去跟大家讲。那么我们行为哈，应该做的比一般的社会上的把一般的产品一样做的好一点，让别人产生恭敬心、信任心。那么你去跟别人讲讲同样的东西，别人就信得多。 这是我亲自体会哈，就像我们那个师师兄的那个金钟法师讲的，实际上内容也差不多，但是我们确实哈，完全一个字哈，那种完全是，像信任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回去了之后真的想弘法的话，一定要自己哈，自己哈，就像那个法师上次也讲了哈，我们去就不要马上就变了，好像是做什么事情哈，一定像个设这几方的常人一样。 呃，这位导演讲哈，要把我们一个什么心哈，啊，那个心，去弘扬出去哈，去去故事给大家。那么这样别人感受到了之后，也觉得你这个人好了哈，做得好了，心心态也好了哈，又宽容，也又变苦了。那么他就相信这个好。这是我讲的哈，体会的这这个比较深刻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哈，就是下次有举办那个红华的时候哈。 组织者一定要以身作则，啊，组织者哈，这不是批评哈，我看组织者花了很多心思，来的非常早哈，花了很多心思考考虑的比较细。包括那个那个严老师哈，我看大热天去背西瓜，大家可能有些没看到，啊，六十岁了快哈，还还去为大家哈，那个去背背西瓜这些哈，无私无畏。呃，但是这些小地方哈，特别就是这种哈，要求大家的地方哈。 大家可能以后也也有可能有人要来组织这个事情，那么自己要以身作则。这个敬语不是说我在理解哈，是敬一切，不是敬某些某些话可以讲，某些话不能讲。我我在理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敬所有的而且不是敬某些人说话，某些人可以说话，应该是所敬所有的人讲所有的话。那么你要讲，应该在安排一个地点哈，安排一个地点去讲。 啊，不然的话，说起劲的去再来强调啊！如果是有有哈在这里讲啊，也觉得应该在这里讲给大家啊啊，其他的人可能想我也是讲类似的，我也是哈买小盘，这样哈给其他的人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说啊，不知道哪些该吃该去，哪些不该去。啊。这个清理刚才两位有两位也讲到了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说非常重要的，那我就要做彻底。 <laughs> 这是我的理解哈，谢谢大家。呃，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心胸哈，对这个这个这个凤竹塔哈理解的非常深哈，有些什么哈可以哈，还有这些应该法师哈，比我们体验体验多一点，体验好一些。我希望能的法师跟大给大家也分享一下，让我们学学学习一下。 先要感恩三位法师为法忘躯，呃，来到丹华寺为我们弘扬佛法，呃，在这里表示非常感恩。呃，第二点，呃，就是我代表常州人，呃，对这次法会期间、台修期间照顾不周的地方，有什么欠缺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谅解和包涵啊。 我首先要讲的，就是在这一次排休期间呢，看到了好多非常年轻的面孔。这个代表，洞中台有希望，佛法后继有人，世界有希望。呃，对，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 呃，组织啊，参与啊，各种禅修学习活动。以前也对洞中谈呢有个初步的了解，但是没有机会学习。这一次有这个因缘呢，并且在自己常住的寺院呢能够举办的话，觉得说不报也非常大。 呃，因为能能够亲近到这这些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呢，这是我们无量无边的因缘福报。呃，所以说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孔，不管他们来到这里表现怎么样，修行的效果怎么样，总的来说，他们有一个。 向往佛法、追求真理这个心愿，这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哎，这个他们有一种追求真理、探讨真理的这种心愿是非常好的。呃，不管他来到这里说修的怎么样、效果怎么样、表现怎么样，这个都不弄。这个比我们因为毕竟参加，呃，那一天早上这位法师讲佛教。 是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能够来学习佛教，就是认识自己，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由自身引用到哎，再扩大到说去认清这个世界，认清这个环境，认清他人。对这个洞众禅，我。 第一天、第第二天呢，肯定由于动作呢，呃，学起来比较生疏，呃，第一次接触嘛，呃，以前虽然说接触，但是没有具体的实修过，呃，所以说动作呢，在第一天做的时候，我讲一点心得体会。说第一天做的时候，就是照猫画虎，呃，做的在外外下上。 看得很像，但是这个里面是没有意料的，没有技巧的，哎，只学会了他的皮毛，没有学会他的骨髓。呃，这是做在动作的，我理解的这十四个动作，应该是一套一整套动作的十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哎，缺一不可。 呃，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因为由于学过别的法门，还没有归零，就是还没有别放下别的修学方法，所以说有些抗拒心理，有些怀疑心理，哎，这是第一天，所以说第一天呢，呃呃，做的非常没效果，到第二天，长老开始。 我体会最好的一句话就说：第一次发现到发现到说我们工程来的时候，可以觉知到它，这个可以把它憋回去。啊，这个方法这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我们修行过程中的工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在工程来的时候能够觉知它，嘴张到半中间的时候发现了，时觉知到以后把它憋回去。 啊，所以在第二天呃到第二天做的过程中呢，就逐渐体会到说，所谓有规律性的动作，就是说在做动作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行动的时间、手所走的这个路线，这个整个都要整齐划一，都要。 明白的去觉知，不能马马虎虎，不能敷衍了事。呃，这就是第二天，就说在动作的这个粗重和轻柔方面呢，呃，有了一定的觉知。呃，第三个呢，呃，第三天就是在惊行的过程中发现。 这个惊行不仅仅可以培养我们的觉知，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由于我们平常缺乏下体的运动，通过这个惊行可以打通你的七经八脉，让你的身心都来到一个锻炼和净化。呃。 我就不管是做什么动作呀，还是清醒啊，都是非常快乐的，呃，非常自在的。呃，我是用非常轻松的心态去做这个动作。呃，当然也不会是说，由于说接触佛法时间长，也不会是说说这七天要正果呀，要想阿到的不懂这些想法，因为那是不现实事 呃，在第五天就体会到说，呃，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利有弊，哎，也有它的正面，也有它的负面。所以说，我们只有能够看清它的正面，才能看清它的负面。 才能做出一个更客观、一致、准确的判断。 动中台生活守则，这个守则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说要去遵守，但是我们如果说不能遵守，或者说你就算你说你修的很好，但是前面的规矩你不能遵守。如果说这样的话，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就是前面这位道道友讲的，身教重于言教。 如果说你自己做的不好，做的不好，你再怎么弘扬，效果都不会大。所以说，身教重于言教。呃，呃，这个昨天这个时间呢，呃，呃，有法师讲说，啊，老和尚就讲说，这个培养觉性就相当于养猫，呃，养猫的目的是为了抓老鼠。 培养觉性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我们贪嗔痴等等等等的邪恶的，呃，会给我们带来苦报的一些念头，呃，而这个训练方法呢，呃，达到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到身心统合，呃，不过就是在昨昨天呢，我我还发现呢。 在这个修行动中禅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那个潜意识去关照表层意识。哎，我们不能以那个潜意识去关照表层意识。这是，这是也是一个误区。当然，任何一个法门，包括动中禅，我想，一定这是有为法，有为法就不可能圆法，有为法。 就是有缺陷的，所以说我们对一个事物呢，人能够看到它的利，能够看到看到它的坏，才能看到它的利。哎，要对任何一个事物，对任何一个法门，都要客观理智，不要让宗教的呃这个狂热呢，呃战胜理智，冲昏了头脑。 呃，最后呢，我讲太多也没有意义。呃，就是，呃，有一句话跟大家共勉。这个法门，但是到目前的位置，就说认识的好，这个法门非常非常的好，呃，非常非常的舒适，有它严格的次第、方法和步骤，并且它最终所达到的目标呢？ 和我们大乘佛法所讲的融入空性、体悟三法印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四圣地，对四圣地的落实也是非常具体的。呃，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共勉，就是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体悟洞风禅的精髓和奥妙。 用共中产的心灵品质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工作，啊，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